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大家好啊，这个上一个专辑啊，反攻欧陆，咱们呢说到英美盟军先后成功的登陆了意大利和法国，之后呢就一路解放了巴黎，所以这个一九四四年啊，绝对是反法西斯战争走向全面反攻的一年。 在这一年里呢，苏联这边当然也没闲着啊。之前呢，咱们在苏联转折那一专辑里呢就说了啊，一九四三年底呢，苏军发动了好几次规模宏大的战役啊，收复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两座重镇，重创了德国的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。这之后，苏联人压根儿就没准备给德国人喘息之机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，连续又发动了一大串攻势。 从北、中、南各个方向全面进攻，一次比一次猛烈。这一串进攻呢，后来呢就被这个斯大林在演讲里总结成了十次大型战役，所以呢被称为十次斯大林突击。后来等到这个斯大林挂了之后呢，赫鲁晓夫一上台，这个名字就不用了。啊，史学界呢一般称为这个五十一个关键战役。 哎，甭管它叫什么啊，这个所谓的十次突击啊，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十次战役，而是一波又一波几乎不间断的攻势。其中第一波啊，就是紧接着下第聂伯河战役展开的。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二十四号，在大本营派来的朱可夫元帅的指挥之下，瓦图金大将率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发动了平安夜攻势。 这个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呢，就是原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啊。从名字的变化呢，咱就可以看得出来，苏联人这是节节胜利，地方呢越来越往西。这一波进攻的目标直指之前已经被重创的德国第四装甲集团军。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坦因元帅一看不好，赶紧要求希特勒批准部队后撤。 啊，当然，希特勒不可能同意。那结果呢？部队损失不小，战线呢还是没能守住。曼施坦因跟他北边的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缺口啊，就达到了一百多公里。不过，这个圣诞攻势啊，啊，只是一个餐前的开胃菜。真正的大规模进攻是在一个月之后，由乌克兰第一、第二两个方面军从南北两路同时发动猛攻，几天时间就成功会师。 德国两个装甲军七万多人被包围，曼施坦因竭尽全力营救，可惜天公不作美，一场暴风雪袭来，被包围的德军是饥寒交迫，几次突围都没能成功，最终除了一小部分被俘以外，几乎全部阵亡。这次失败的方式跟一年前斯大林格勒是如出一辙，预示着一九四四年。 对德国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好过的了。与此同时，沉寂已久的北方战线，苏军出动了三个方面军，八十多万人，开始了解放列宁格勒的行动。 德国和他们的盟友芬兰人已经整整围困列宁格勒两年多。现在呢，虽然这个封锁线被打破，但是北方集团军群呢依然拥有七十多万人，实力非常雄厚啊。因为这儿的这个仗啊比较少啊，规模不大啊，而且呢，利用这两年修了大量的工事。这个时候，苏联海军就有了难得的表现机会。波罗的海舰队派出大量战舰炮轰德军防线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。 苏军全歼三个师的德军，重创了二十多个师，把战线向前推进了二百公里，彻底解除了列宁格勒的威胁。北边打了大胜仗，南面的苏军呢也开始酝酿下一次行动。结果正在此时，瓦图京大将出了意外了，在一次出行路上遇到一伙游击队。然后这游击队呢不是打德国人的，而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。 专门凑在一块揍苏联人的。要说这个战前啊，斯大林在乌克兰的统治确实太不得人心，各种高压政策还搞出了个大饥荒，所以呢，好多乌克兰人就趁着战乱开始打游击。一发子弹正好打穿瓦图京的大腿动脉，几经抢救啊，最后倒霉的瓦图京呢，还是在俩月之后去世了。他是这个。 伤口感染啊，其实啊，当时就打青霉素就行。但是这个青霉素呢，苏联没有，只能从美国进口。斯大林是坚决不同意，是吧？是因为怕伤面子呀，是吧？就我们得从美国进口青霉素，还是怕美国人在青霉素里搞鬼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他就愣可看着这个瓦图京死。那瓦图京一死，他的职务由朱可夫亲自接替。这个时候呢，遇到春天的雨季，苏军的进攻呢，暂时停顿了下来。 不过他们没闲着啊，神不知鬼不觉调集了六个坦克集团军到乌克兰啊。之前咱们讲过是吧？美国援助给苏联人大量的卡车啊，还有很多半履带运输车，这就让苏军在泥泞道路上的行动能力大大提高。德国人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，还以为怎么说也能安全度过雨季呢。 结果万没成想，三月三号苏军就发动了进攻，德国第一装甲集团军被切断了后路，还有很多部队被这个分割包围。曼施坦因知道再请示也没啥用，那亲自飞到狼穴问希特勒，啊，现在这个咋办？那希特勒说呢，根据我在一战时候的经验啊。 这个部队被包围并不可怕啊，每支被包围的部队都应该单独形成一个堡垒，进行顽强的防御。这样的话呢，苏联人这个很难吃掉他们啊，也没法继续前进。曼施坦因说：“元首，你别扯了，斯大林格勒那堡垒坚强不坚强？结果怎么样啊？”经过漫长的辩论，曼施坦因终于得到了突围的允许，而且呢，还要来了一个装甲军的增援，回到前线。 他马上命令部队突围，而且呢，兵行险招，从地形比较崎岖的西侧突围，大大出乎朱可夫的意料。二十万德军几乎就全部逃了出来。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儿而感到满意。曼施坦因虽然屡立战功啊，但是呢，现在处处啊跟自己顶撞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呢，就是很多将领啊希望能有一位专业军人。 担任德国陆军总司令，那代替这个前下士业余军事爱好者希特勒来指挥战斗，而这曼施坦因正是流言蜚语中的最佳人选，这就犯了希特勒的大忌啊！我的总司令大位岂是你可以觊觎的啊？于是呢，曼施坦因以健康原因为由被解职啊，就跟那个清末摄政王撤袁世凯似的，你是八岁的时候崴过脚吗？我加走吧。 是吧？从此之后，曼施坦因再也没有被启用。战后呢，曼施坦因被英军俘虏。本来呢是作为证人，在纽伦堡法庭出出庭就行了。但是呢，苏联人啊太恨他啊，老让我们那个吃苦头，是吧？强烈要求呢，把他作为战犯引渡到了苏联，判了十八年刑。 一九五二年被提前释放，还给这个西德政府啊当了一段时间的军事顾问。一九七三年八十六岁高龄去世，很多军迷啊看了这个曼施坦因的回忆录《失去的胜利》以后，那都管他叫“甩锅侠”。 是吧？说他把打败仗的原因都推给希特勒啊，其实这非常不公平，是吧？那应该如何评价他呢？那我觉得曼施坦因首先是一位非常典型的普鲁士传统军人啊，老爹是上将，姨父也是上将，是吧？哎，他又是贵族出身，特别重视军人荣誉和贵族传统，刻意那对跟纳粹德国的一些个这个黑暗面的东西呢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啊。比如他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。 是吧？还带头不执行枪毙政委的命令，在军事素质上呢，这个曼施坦因也无愧于三大名将的称号，是吧？连朱可夫也在回忆录里说，曼施坦因是我唯一敬重的对手。跟这个曼帅一起被解职的，还有 A 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元帅。接替他俩的呢是莫德尔元帅和舍尔纳大将。这两位呢都是纳粹德国后期深受希特勒喜爱的将领。不过这个时候。 他俩也阻止不了苏军的强大攻势。三月十一号，莫德尔不顾希特勒的命令，把部队撤到了布格河。但是呢，苏军前进的太快了，几天之后他就被迫继续撤退。四月二号，崔可夫指挥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在暴风雪中开始进攻，八天后就解放了黑海上的最大港口奥德萨。从这儿呢，苏军第一次打出国门，前进到了罗马尼亚边境。 几乎与解放奥德萨同时，苏军队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德国第十七集团军也发动了进攻。几仗打下来，德军就不得不撤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死守。不过当年几十万苏军在这儿都没能顶住曼施坦因，现在双方实力差距更大，苏联人根本不会留给德国人任何机会。不到一个月，要塞就被攻克。 德军只能从海路撤退，沿途呢被苏联人的空军、海军、游击队各种折腾，损失了六万德军和三万罗马尼亚军队，才勉强逃了回去。几场大战打下来，德军在苏联的南线已经退到了国境线上，损兵折将不说，盟友罗马尼亚这儿就坐不住了，帮德国人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啥玩意儿没着捞着，现在眼瞅着苏联人就要打过来了。 我还不赶紧弃暗投明，我等啥呢？是吧？于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内斯库元帅就偷偷派人跟盟军接洽，哎，说咱能不能停战啊？吧？苏联给的这个条件很简单，咱们双方得恢复一九三九年的国界，同时呢要驱逐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军，还得允许苏军进入。吧？安东内斯库觉得这个条件无法接受，啊，就拒绝了。啊，但是其他罗马尼亚人可不想给德国人陪葬。 于是呢，国内呢就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，联合了一大堆人，甚至之前吵吵闹闹的几个这个政党啊，都团结了起来，准备推翻安东内斯库。那他们能成功吗？罗马尼亚的命运又当如何呢？咱们下集再说。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快去微信关注“寻迹讲堂”。